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咱们当中王老师是个热心电视老年观众， <laughs> 经常给我提供一些电视剧的信息。你瞧，哎，他说呀，这个最近有个电视剧，说咱应该聊聊，叫《北平无战事》。然后呢，就昨天我说咱们今天聊，我总得看个一集吧。结果这一看呢。 根本停不下来。我也是昨天一看，我王老师说你看九分钟，我看了三集。 <laughs> 我看了，对，我也是，我看了三两两两集半，最后停不下来。 <laughs> 你瞧瞧，太好看了。你瞧瞧，要也是是。这个我真为我给你们报信儿，报信儿有功啊。没错没 <laughs> 错。哎，您是不是这个惹起您当年的一些？对。因为故事反映的这个时候，您正在他这个这个他第一个就把我震了，因为他一张嘴儿，华北局成功部。 呃，华北局城功部呢，呃，我希望你们找一个，找个照片去，找个照片是在博头市，博头市，博头市的一个那个墙啊，真叫高，那不知道是谁的宅子，当时是华北局城工部，呃，城工部的这个部长啊，是叫主任呢，是刘仁，哦，呃，刘仁呢就是北京市市委第二书记。 嗯，北京市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第一书记是彭真，嗯，第二书记就是刘仁，对，呃，他这个里边呢，那个主任他叫主任，是叫刘云，他就当然他不能完全用真实的姓名，所以这个就一下子就把我就就就就撂不下了，嗯嗯嗯，因为那个北京市的地下党啊是由华北局城工部来管的。 包括咱们扎老师的父亲，哎，扎扎汝强先生，哎，对，哎，刘仁就是我我父亲当年的老上级。对啊，哦。我父亲那时候是清华地下党的啊负责人，所以总书记嘛，这总。 不知道叫什么，就现在说就是叫一把手，对头。但是他的表面的身份，那是四九年公开的表面的身份，就是一个，因为他我父亲是一个江苏的大地主的儿子，他后来十五岁就去参加新四军游击队，两次被捕，被日本人一次，国军一次，都被他们这地主家庭拿钱给捞出来了，捞出来以后他还要参加革命，他自己就压着他去上学，他就。 先考入上海圣约翰附中，又上了清华大学，同时他其实还是地下党。所以他表面上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有一些清华当年的同学，包括就英英若诚他们、什么宗普他们，都是那一届清华外文系的同学。说你爸爸当年的那个形象，就是一个大少爷、公子哥儿了，还穿一个白纺绸长衫。我看的那时候照片都是什么特酷，你知道。 球鞋和什么去郊游，皮人皮衣服还挺潮啊。啊，对，他是那种江南的那个少爷那种样子，个子又高嘛，觉得他是一个落后学生的典型，就高富帅啊，这是女孩都想要的。 <laughs> 就好吃，好郊游，对，王老师还认识那时候。您什么时候认识北京市委啊，翩翩美少年呐，这个长得还特帅。 哎呦，比您强多了！ <laughs> 这这怎么不拿我比？这比不上。 <laughs> 说的是我爸，是吧？ <laughs> 对，的的确他就是那种，可是他是一个最政治，就是走火入迷的呀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个后来他当年的清华女朋友都觉得这人不近人情啊。不是，他是理想啊。理想。他你想那，你想在旧中国，那时候他当共产党还冒着那么大的危险。 他死活非当这共产党，你你用什么方法，你都你都止不住他。对，他是这这，一是为了理想，命都可以不要。对，哎，真的是，你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共产党对于这个青年人的那种向心力啊，那么样的这个强大？他就是因为这个看到社会上的那种不理想的东西，是吧？贫困，对，愚昧，是吧？肮脏。 对，混乱、自私，贪的太多了。对，太多了。而这个，而他又不能够忍受这种东西。印度人他能忍受这种东西，哎，咱们又不能忍受。而且中国人的尤其还有人人脑子里都有一个，就是赵太爷那话：“老子当年阔多了。”中国多伟大的事，是不是？唐朝什么样？汉朝什么样？宋朝什么样？甚至大清帝国的时候什么样？ 好像都比这个时候好哦，所以就觉得这个社会你要不给他彻底给他来一个大翻身儿，对，你要不不给他彻底给他搞垮，哎，那当时你又是怎么知道共产党的传说或者消息呢？他不是在国民党治下吗？是在国国民党这这就是共产党厉害啊！宣传，他到处都有地下党员呢。 他这里头就是这个地下党员，各种地下党员，有的在国民党里头已经打入了很高的职位，有的甚至是陈纳德那个飞行大队的成员，嗯，哎，有的那是大学生，有的是教授。我我父亲就是当年在他们宜兴那中学里边接受了他的一个教师。 是历史老师还是什么？实际上是个地下党，他给他们看左翼书籍，左他就受了这种左翼进步思潮的影响，嗯，他就觉得这这个东西是对的，追求社会正义的，这种情况很多呀。而且同时，他肯定也看到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把民国有时候太浪漫化了，你知道，就讲了很多，比如说那时候啊，教授生活也好，呃，言论比较自由，实际上真从那时候过来的人，从。 从我父亲，包括我现在的公公婆婆，他们都是党，其实他们是国民党那方方面的人，你知道。后来我听他们讲，那时候觉得国民党太腐败了，这个穷人是太穷了，然后包括那些国民党的官员都特别多的腐败，真是烂透了。所以连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人，他都觉得这个政府怎么以后这么搞，怎么怎么把民心都丧失了。对。所以所以你更别说那些左翼青年，他更是理想主义的。 而且那时候是全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现在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出于对当下的很多问题，使得我们又有点儿容易把这个历史给浪漫化了，或者只看到其中一面。我不是说民民国的确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啊，对，但我就说你现在变得有时候都觉得不可解释，说那个时候人怎么都这样，怎么都这么傻，就去都去都拎着脑袋干革命。其实他是有那个时候的不。 之所以如此的一个很多的很深层次的原因， <laughs> 他这个这个是是这样，很简单一个道理。你民国如果搞得好啊，它就没有这个革命的产生的这种温床，这种摇篮。当然了，哎， <laughs> 就是就是你没搞好。当然你没好没搞好的原因，这又又是另外的问题，这有很复杂的情况。嗯嗯，对。哎，他这个。 有些东西呢，我到现在记忆犹新，因为它里边主要写到一九四八年。嗯，一九四八年呢，先是发生了一个叫“五二零”，就五月二十号这个学生运动，呃，国民党那边呢使用了暴力，这样就问题就越来越大。然后呢，就这个当时的学联，实际上也就是华北局成功部领导的了，就是要。 要搞一个六二的全市的大罢课大游行，这你都记得都记得清清楚楚哎，您等咱慢慢说。嗯，然后呢，国民党就到处都是军警，这时候呢，华北局、工部紧急的决定停止游行，因为否则的这要一游行的话，这个左左翼的学生、革命的学生、当时要进步的学生，你不知得死多少。 哎，改成了什么呢？改成了在北大红楼前面那个广场，命名为民主广场。嗯，就不出校门这样呢，国民党他不至于放枪跑到学校里追杀学生，那他他起码认为他不至于。嗯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华北军城公部啊，他也是有进有退的，也是懂各种的策略的。然后这个时候七五又出来一个，就是。 这个一个人生的一个悖论，七五是什么？七五惨案，嗯，是东北学生，东北学生应该分析一下，东北学生为什么大批入大批入关，地富子弟，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在东北发展太快了，哦，那个贫下中农的。 或者或者是地下党员，那共产党一来，他乐得高兴的不得了，光剩下去欢迎了。共产党是打击地富的，打击地富的呀。东北是提前搞土改的对，提前搞土改呀。所以你所以那个周立波的那个那个什么暴风骤雨，他是写那些的嘛。然后这批恰恰是想投奔国民党的这批东北学生，呃，进了北京以后。 没地儿吃，没地儿喝，没地儿住，哎，就游行。游行，党国民党放枪了，哦，哎，所以这个这个你永远说不清楚。但是这个呢，又被这个反国民党的进步学生充分的利用使利用了这个事件，说你看，哎，对着这个流浪的东北学生，居然敢放枪。 呃， <laughs> 我当时在北大举行灵堂啊，我整天往那儿跑啊。他连那个追悼的诗朗诵的诗，你那个诗，你我不用人朗诵，我刚一看我就哗，着眼泪就出来了。 哎呦，哎呦，没有感召力，这文学的力量，就包括鲁迅那种，就是说纪念卢沟军，为了忘却的纪念，为了忘却的纪念。其实你现在看起来，他民国政，北洋政府也好，是国民党政府，他是一个弱势的政府，他开了枪或者什么的，你从现在的角度来看，他还是死的人还是比较少，或者他还是有进有退的，对吧？但是文学的力量一来，这种煽情啊，这种热血沸腾，那么马上。 这个民心就向了。然后他这上头说八月份以后，这都是绝对正确的。嗯，这刘仁他们请示中央以后，就是当时的估计呢，东北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，然后四野全部入关，平津问题也也很快就能解决。嗯，呃，因此在这个时候，共产党不要搞大活动了。 你一搞活动的话，你你你你就就有就就就碰撞啊！对，一碰撞他抓了就走了。啊，那时候抓到什么情况？我是河北高中的学生，我入考入河北高中以前，那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号，学生自治会成立。学生自治会成立，他也太左了。自治会成立，您才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？啊，啊，是这个，呃，这个兄妹开荒。 嘿， <laughs> 成解放区了，请 <laughs> 解放区了呀！我的天，当场抓走三十多个中学生。哦，哎，就当场就抓走了。所以我进入河北高中以后，地下党的领导就反复的说，不准搞罢课，不准搞游行，呃，不准办刊物，你不要暴露自己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，念尔基的发展人。 对，哎，把这个发展入党，把那个发展入这个这个外围组织，你这人呢，你悄悄的发展，对，然后等着共产党来，你这不就有力量了吗？你一来这，咱咱们自个儿的人已经一大批了，一个中学我们就七八十个，很多学生都是出，就是学习好，还有很多富家子弟，都是都是左左。看来当时这共产党是时尚啊， <laughs> 青年哎，党你左翼是时尚。 太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就是相反的那个，那个就是他这个里头也有一再说中统，对，河北高中的就有中统的组织，是属于中统系统的。哦，也有相反的这批人呢，跟过街老鼠一样，灰头土脸。他们哎，你说他是政权是他的，那个时候国呃国府的政权是他的，他也贴大字报。 铁 <laughs> 大的我不敢让人看见， <laughs> 哎，然后他用一个名称叫木鼓社，就是了晚上敲鼓，不谢木鼓就快完蛋了。哎呀，真是这么不祥自个儿自个儿就顺着自个儿嘛，这个是。 <laughs> 叫木鼓社，你可是你问这木鼓社这是谁？谁也不敢承认自个儿出来说这就是我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说他，你说他，他他混成这模样。了。我这次看呢，嗯，这是能回忆起来的东西。 还有一部分是我最感动的，是我原来不知道的，就是它里头讲啊，有很多人他这个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永远不能宣布。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这里头说的就是这个，有些高层的人士是吧，银行行长之类的，是不真是银行行长那没关系，他是电视剧，哎。 根据，因为中，因为北平无战事什么意思？它是和平解放。和平，对。而且当时我们很客气，你不能用“解放”这个词儿，没有，“起义”这个词儿没有，是吧？这个词儿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词儿，这就是第四野战军和这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一个，呃，就是林彪与傅作义。 谈判的一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，哦，这个协议里头呢，就是这国民党的军队在多少多少天之后一律拉出去改编，这已经当然说明他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了。对，然后解放军什么什么时候入城这个有，呃，但是呢，傅作义提出几条来，他也要有他的尊严。 另外，他对国民党也要有一个交代，那就是说，其中有一条，北平的银行的全部的金银运走，哎，这个我并不交给你共，所以这方面呢，就有一个呀进步关系，还不是共产党。后来就留人来亲自劝他，因为他说我不走，他说这么多财产从人民那儿搜刮的，啊，让我拉到台北去，我都这儿都通不过，你们共产党不要。 有人说，说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，嗯，让金条到台湾，给我们留下民心就行。哎呦，这个词儿是 <laughs> 经典。嗯，这个这这共产党厉害吧？你说。厉害国民党失败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了失了民心，失了民心，要了金条。可是呢，他这么一走呢，他里头有一个中间的一个人物，就是。 是成为华北局和这个银行之间的桥梁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人，嗯，这个人物就说，说既然他们去了台湾，我的身份就不能公开，哦，我永远不能承认我是共产党。 我要承认我是共产党，那人家分析哦，哎，对，那他去的那帮子全都枪毙，给我先先拉出来毙了再说，所以他就不能承认。您现在他是真人，不是这电视剧里的人，不是电视剧里边的人物，但是他是有肯定，他有有他这个这个这个我原来没有想到，不是说所有的地下党员解放军一进城，一个个耀武扬威，得意洋洋，就成了这呃掌权者了。 起码成了积极分子了，有的我还继续 <laughs> 当这个，没错，我就是一银行职员。是没错，因为他这关系是锁定，互相锁定的。哎，没办法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地下党员呢，就是我说那个飞飞虎队的一个空军战士，那给共产党干的活多了，是不是可是他弟弟呢，也跟着他干了很多活可是他弟弟的身份一直是在国民党。 嗯，所以他们就想法动员他这弟弟，你这共产党来了，你这身份不好办，呃，共产党没法儿原谅你，也不能够提前宣布说你帮着你哥哥，呃，干过共这个革命的事情，人对人民的事情，呃，一切罪行都没了也不行，所以你的最好办法，党领导都同意，你想办法上香港，你在香港做个买卖去吧。 那现在是不是这些就造成了一些永远的秘密或者疑点？对了，我跟您说的就是这个话。有时候连胡宗南都是，但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胡宗南是不是啊？我这不这个，我确实不敢说。但是有些做过这个地下的秘密工作的本人是不是，咱们也不知道。嗯。呃，比如说我的朋友黄苗子是吧？黄苗子，黄苗子绝对帮着做过情报。嗯，但他是不是党员不一定？嗯嗯嗯。 还有一位黄姓的哥们儿跟我关系特别好忘年交，就是那个作家黄秋云，嗯，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张嘴。别人问他，他回答说不能说。别人说你不能说，你可是你要死了就没人知道这真情了。哎呀，他的回答是死了也不能说。 哎呦！不过我觉得这两面都一样，我就说我这个公公是戴笠的英文秘书，至死他一个字都不讲。他在戴笠手下工作的事情，汉学家要采访他，美国的那个，您都可能都认识，叫 m 克曼，你知道吗？魏克曼想知道国民党那时候的特务统治的，想采访他，不说，他已经去世了，至死。还还有些说法，就是有些他是已经变成了社会的一个头面人物，一个宗教人物。 是吧？一个大资本家，嗯，一个大军阀，嗯，实际是共产党，但是他也至死不能承认，因为否则的话，这统统战都乱了，都乱了套了，是不是？嗯呃，跟你捅了半天战，你又捅了半天别人，最后感情你是共产党员， <laughs> 这多微妙，是不是？连现在都有这种情况。我觉得，但是，我我我我乱想啊，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就是啊，因为是。 国共内战的这种情况啊，后来我就觉得 <laughs> 他会不会有些人呢？你看咱们看见太多的人，就是国民党这么高级的人，到最后都变成都是说中共的地下党，但是实际上你说啊，有没有可能他也在权衡局势？因为都是中国人，他长期的有很多国民党就是跟周恩来他们也保持着关系，跟国民党你也未必不见得也不讲究做人，他是不是也在看着？ 两党之间形势的变化，有一些名人也有啊，像什么杨度啊，像什么你也闹不清他怎么回事了。对对，你你那个最后有的字，最后弄不清楚了，他有弄不清楚对吧？也救过国民党，也救过共产党，他他他也是就就国共之间一个很特殊的情况，因为都是中国人。是，你说说，说了这么半天，咱看一段，咱看一段，是不是给我们王老师给我们选了一段啊？ <laughs> 北平分行金库的黄金白银。 都是我北平分行从民众的手里掠夺来的，现在又让我把这些钱带去台北，是不是罪人？那我就传达原话，让国民党把钱运走，把民心给我们留下。谁说的？我党毛泽东主席。 这个这个厉害，这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厉害。所以我还想起来啊，就是在这个呃，他那个毛主席的服务员的这个回忆录啊，就讲毛泽东的晚年的时候，嗯，毛泽东晚年就是。 自己在他那个小电影院里啊，嗯，曾经一遍一遍的看《北平解放军入城》，就大哭大哭，嚎啕就是热泪盈眶，就是一个一个老人呢在哭北平解放军进城。最高点。当年当年那个那个那个势如破竹那一势如破竹，而且这个那个时候就看得出来共产党他棋高一筹，棋高一筹，钱他也不是不在乎钱，但是第二位，没错， <laughs> 没错，这个真是。 国民党败绝不是偶然的，现在这大量的证据表明，你看军事指挥才能，你也是差一筹， <laughs> 对吧？民心、政治宣传，你统治术，你现在看呢？其实当时说蒋介石独裁，人家还有用一个词儿啊，说他是一种啊无效独裁，笨笨，对，不就是那个李欧凡就爱说，他说蒋介石的最大特点就是笨， <laughs> 他说他有时候对蒋介石有好印象，也是因为他笨。 啊，对，那 <laughs> 那是是轴，有点轴啊，有 <laughs> 点又轴又笨。你说像您刚才那么说，这学生都共产党，那这个怎？